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塞万提斯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，有过军旅生活的经历，并屡立战功，得到嘉奖，曾经被俘，身负重伤。 当他拿着元帅的宝剑书，兴致勃勃归国时，途中再次被俘，做了五年苦工后才得以回国。没想到回来后，他连工作都找不到，历经艰辛才勉强找了份工作，后又被诬陷入狱。出狱后，他干上了税收。一次，他把税款交给一家银行保管，偏偏银行倒闭。 他第二次入狱，出狱后他陷入贫困，妹妹、妻子、儿女一大家子人都等着他抚养。他住的地方环境极其恶劣，楼下就是酒馆。一天有人酒后斗殴，眼看就要发生命案，他不顾一切把那人背到家里，谁知人没救活，他涉嫌谋杀，再次入狱。虽然厄运缠身。 他却没有被打倒，相反，思想却变得异常丰富。他凭着对生活的反思和斗牛士的精神，写出了震惊世界的巨著《堂吉诃德》。十一，塞万提斯靠什么出的名？ 十二，关于塞万提斯的经历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三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我的手还能活动，我的大脑还能思维，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，我有爱我和我爱着的亲人与朋友。对了，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。谁能想到？ 这段豁达而美妙的文字，竟出自一位在轮椅上生活了三十余年的高位截瘫的残疾人——世界科学巨匠霍金。在常人看来，命运真是亏待了霍金，可他仍感到自己很富有。一根能活动的手指，一个能思维的大脑，这些都让他感到满足，并对生活充满了感恩之心。 因而，他的人生是充实而快乐的。对生活、对世界、对身边熟悉和陌生的人、对我们的朋友和对手，怎么能不真诚感谢呢？是他们使我们的人生变得如此精彩。我们更要真诚的感恩生活中的逆境，它让我们得到锤炼，它是一个课堂，让我们学会了刻苦、忍耐、淡泊和宽容。 它是一笔财富，经历了它会让我们精神富有，终生享用不尽。十四，根据这段话，世界科学巨匠霍金很珍惜什么？十五。 关于常人眼中的霍金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六，关于生活中的逆境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十七，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